第二部分，第六到十题，请选出正确答案。现在开始第六到十题。第六到十题是根据下面一段采访：经营食堂应该是最简单的小生意。假设你是食堂的小老板，怎样才能有效防范食堂采购环节的贪污问题？这可是一道考验管理者的综合题。 今天我们请来一位食堂的管理者，跟大家谈谈怎么处理食堂采购的管理难题。大家好，食堂采购管理确实是个难题，因为任何商品的标准都不如粮食、青菜、油、盐、酱、醋复杂。不信你试试看，你能管好一个食堂吗？如果老板自己或让老板的亲信去买，是不是能可靠一些呢？这样一来，你不就成了个体户了吗？你的食堂还能做大吗？ 如果再有第二个、第三个食堂，你怎么管？那我就派两个人去买，一个买，一个监督。管过企业的都知道，在现金交易、无发票，并且质量和价钱每天随着淡季旺季变化的菜市场中，采购者抵御诱惑的能力很差。靠人监督人是不可靠的，两个人很快就能结成同盟。那我就采取轮班制，每次去买的两个人都不同。一看你就不懂食堂生意。 千万别小看油盐酱醋青菜土豆这些人人都知道的东西，他们的采购可是很专业的活儿。不信你问你妈妈。一个不懂菜市行情的人，往往会被小贩欺骗。那就采购的人固定，监督的人轮换。可是，一个不懂行的人，怎么可能有效监督一个天天采购的人？看似简单的食堂生意管理，竟然如此复杂，那到底怎么办好呢？ 我是这样做的：依据所购物品来拟定购买方案，需要每天买的青菜副食由大师傅负责；不需要天天买的粮油酱味招标采购，清洁用品等杂项由食堂经理买；炉灶器具、锅碗瓢盆等固定资产由我亲自负责。那不怕大师傅贪污吗？不怕，这个食堂每人每天只有七元钱的伙食定额。 扣掉主食和其他费用，每人每天副食只有四元钱。大师傅要用四元钱买回能做出可口饭菜的材料，已很不容易了，哪里还有贪污的余地？另外，我自己偶尔也就近逛菜市场，对市价比较清楚。六，本文主要讲了食堂管理哪个环节的问题？ 七，老板或亲信负责采购会出现什么问题？八，为什么采购者抵御诱惑的能力很差？ 九，采取轮班制采购会有什么后果？十，文中老板采取了什么采购策略？